山东快书不啰嗦。紧接着上回往下说，王飞天要把姑娘抓来了，好汉武二哥。那武松顺灯光摸到了庙门口，推了推大门关把着，他一纵身，噌，越墙而入，进了院窗户台下停住了脚，正听见张玉娥就把那个老道骂：“王飞天要跟玉娥动手脚。”武松想：“哦。” 姓崔的和尚没回来，正好啊，咱今天一个对一个吧，杀了你再等崔和尚。呃，也省得一个人，咱俩太忙活。武松窜到了屋门口，丹田用力一声喝：“丹，武功老道少称雄，快出来，跟你二爷比家伙！”王飞天闻听就是一愣啊，不由得个心里一哆嗦，嗯，心爱想谁呀？ 江湖上敢指名道姓寻俺打架的人可不多，来的是哪个呀？竟然是深更半夜找上门来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倒要小心一二。王 <coughs> 飞天一口把灯吹灭，唰啦啦，抽出来两把宝剑，手中摸，拽开了门，身子一拧，他窜出了屋了。借灯光打量好汉武二哥，见武松。 身子高大，一丈二，宽肩膀子，粗胳膊，一对戒刀，宽又长，穿戴打扮是个头脱。王飞天上下看一遍，心暗想：这个大个从来没见过，也是出家人呐。哎，我没有这么个对头啊！武松他。 也仔细端详王飞天，不文无耻，个子矬，身上穿九宫如意八卦袍，扇风耳朵尖脑壳。武松想观其外知其内，这个老道定然是阴毒诡计多，动起手来小心着。武松说：“你的名字叫王飞天吗？”“正是，大哥，你姓甚名啥？对我说。”“姓武名松，就是俺。” 哦，原来是大虎英雄到这儿。久仰久仰。武英雄来此何事？武松说：“你强抢民女称霸道，俺特意来打发你去见武彦罗。”武王飞天闻听，哈哈笑，哈哈哈！武松，你敢到我这儿来撒泼？ 别看你惊讶赶上大猛虎，在道爷面前你命难活。武松就说：“少废话，开刀！”两把刀去剪道士他这个脖。王飞天一不慌二不忙，双剑一分左右刻，顺水推舟往前进。好家伙，鸳鸯剑使的真利索。武松往旁一纵身，王飞天见招虽快没看住，这武松两把刀直奔老道的腿。王飞天唰的声。 一下子飞起了两丈多，走！武松看把暗生气，这个家伙窜跳功夫实在恶，怪不得他叫王飞天呢！啊，名不虚传，说得着。抬头看，王飞天空中猛一顶，两脚朝天往下落，正落到武松头顶上，两口烟直往武松头顶上戳。好汉武松吓一跳，呀，这个老道还会在空中转磨磨呀，厉害！忙举戒刀往上迎，啪啦啦。 刀剑相碰震耳朵，王飞天接劲儿往上又一起乖乖脚没沾地儿又飞起来，足够两丈多。落下来还在武松的头顶上，那个宝剑光扎武松的脖一次两次连三次，忙坏了好汉武二哥。武松想：我出师来打过多少仗啊？呃，这种打法没见过，弄不好还真吃他的亏儿。有了，我得如此这般这么着？武松想：厉害！ 哎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嗯，他往下落，我就用刀去迎。他正好啊，借着我那个刀劲儿再飞起来。干脆，我沉住气儿。 等他往下落的时候，我不用倒影了，我猛然跳开，两他也接不住劲儿了，就没法再飞了。对，王飞天再次往下落，赵武松不慌不忙不挪窝，眼看见到头顶上了，赵武松才猛一顿 噌的一声窜开九尺多，果不然，王飞天没法再借劲儿了，只好落到地平坡。老道的双脚还没站稳呢，武松的手脚真利索，拦腰两刀，他左右看，王飞天手忙脚乱往外磕，哪知道左边宝剑稍一慢，扑哧，齐腰进去了半尺多，王飞天噌地翻了几个滚儿，两腿一蹬，见阎罗，完了，武松杀了王飞天。 从屋里边走出来，姑娘张玉娥走到近前忙摆席。武松摆手用不着，快帮我点火，烧了他的窝。啥时间？烈焰腾空，火光闪。不多时，许多的百姓上了山坡。武松说：“你们领着姑娘快点走，大恩人，那你呢？我再等会儿，等等那个生铁佛，走吧。” 那和尚还没说，啊哎呀，我说那和尚可比这个道人厉害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多谢乡亲们关照，下令去吧。众百姓转身刚要走，可了不得了，庙门外来了圣铁佛，这个熊和尚。 他出庙刚走二里地，猛看见火光冲天照山坡。和尚一见事儿不好，啊他反回头来大撒脚，打他不窜到了庙门外。那个大嘴不住的念弥陀：“阿弥陀佛！”等什么人？大胆深夜到此地！ 佛门宝地敢放火，众百姓一见来了圣铁佛了，呼啦啦，屋内树后四下多。抽武松他借着火光定睛看，乖乖，好一个身子高大的胖家伙，他头上戴。 金刚牙发如玉骨，只听听扫帚眉毛插鬓角，牛鼻子大嘴叉破口刚须扎沙着。他捋住脖子挂佛珠，斜配着蓝不僧一老胳膊手中提九环龙形月牙汤，长立下一张四尺多，镔铁杆足有碗口粗，五百多斤呐。他拿着好像没有毛。武松看罢，俺称赞。 好一个名不虚传的圣铁佛呀！看起来圣铁佛比我的力气大，可不能跟他碰家伙。圣铁佛一看武松那个穿戴，他还真当成出家人了。呃，局长当胸念弥陀，阿弥陀佛，大师上下合称。人家圣铁佛呀，说的这是教门中的话。 大师是门里人的称呼，上下合称是问你姓什么叫什么。武松这个出家人呢，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改的装，他哪懂这个呀？把眼一瞪，什么上称下不称的，体重八百五，哦分量啊！圣铁佛一听这个别扭啊，心说怎么这位连门里话都不懂啊？来，俺问你姓甚名谁？啊。 俺乃大呼武松是也，我，哦，武松。 原来是大虎的英雄，请问武英雄为什么深夜到此放火？武松说：“俺今日有打此地过，令下的百姓对俺说，武公领一生一道不姓正，见道邪淫惨无人道竟作恶。俺武松专管天下不平的事，特为上令把你捉。你来看，王飞天在俺的刀下死了。你今天来了也别想活。” 生铁佛气得哇呀怪叫：“武松，你这个做事了不得！二的能为有多大呀？武功岭上敢撒跑？砍堂。” 圣铁佛呀，大唐一刀带着风，哗啦啦，堂头上九个铁环直哆嗦，十二个蛟龙出水时，直刺武松的心口窝。武松他不敢拿刀碰啊，喊声好厉害，将身一纵往旁躲，抡尖刀直奔和尚的腰眼上。圣铁佛用镗猛一磕，武松他急忙收回了刀。圣铁佛，呃，使劲不小没磕着，两个人来来回回二十多趟，并没分谁强。 并身弱，生铁佛挑刺披砸猛进招。那武松窜蹦跳，妖怪利索。生铁佛生来脾气大呀，性情暴躁如烈火。满以为三下两招就能胜了，没想到他累了半天白忙活。心安想活怪不得今年刚上大猛虎啊！他这个功夫是跟能人学，我平生未曾遇过敌手。武松他算头一个，厉害难缠。 武松这个心里也称赞，这和尚武艺高，来阅历多。就这样，俺俩斗下去，若有个闪失了不得。叭叭叭，呦呦呦，我倒要试试他这个力量再如何。武松暗想：不好，这和尚功夫又好，力气又大，我的刀过去，他敢愣往外磕；他的糖来了，我可不敢碰啊。 弄不好一碰刀就得飞了。他总占着上风，功夫一打，我非吃亏不可。这，哎，哎，武松把牙一咬，今天我倒要试试这个和尚到底有多大力量。用刀磕他的膛，碰一下，心里也好有数，再设法赢他。对，坏了，武松这一生啊，许多的事儿成功也成功在他这个脾气上，可坏也坏在他这个脾气上了。 他不磕还好，啊这一磕麻烦了。生铁佛呼的一声，又是一铁汤啊！好武松拔牙起，要他用刀磕，耳听得汤汤啷啷连声响，可了不得了。赵武松就觉着两膀马索索刀汤相碰火星闪呐，吃吃啊，碰到身上都能着。赵武松使出了千斤的力，和尚的心里早明白，两膀一晃，较上了劲儿，嗯。 那个冰铁堂啊，一动没动没挪窝。生铁佛唐牙借刀猛一出，这武松噔噔噔噔噔，一连气后退去不多，赶巧了，后边就是乱树根，扑通通，绊倒了好汉吴二哥，一屁股坐在了旧地上，正好背靠树一棵。生铁佛一见，哈哈大笑。武松，这会儿你还说什么？两膀一晃，双千斤的力，呜。 并且他直往武松胸前戳，四下里老百姓吓得一闭眼。我娘哎，戳上了吗？呃，戳上武松不完了吗？武松要死了，咱这《武松传》还怎么说呀？再说，你别看武松跌倒了，真正功夫好的人跌倒都有奖。 不像是我呀，摔一个跟头，我娘哎胳膊腿乱抓，紧蹬躺那半天起不来，那哪行啊？武松是什么功夫啊？多大的英雄啊！身子往后一倒，还没着地儿呢，半路上就把架子摆好了，落下去。看这架，漂亮！什么架呀？韩湘子醉卧云床，练过的都懂啊。紧跟着这个式子，必然是身子腾空平飞而起，再往前进招。 生铁佛那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明白。呀哈，要飞，心想武松不等你飞起来，我这一躺就戳上了。就算你动作快飞起来，我一翻手腕也把你砸下去。 哪知道他算上了武松的当了？战场上武松可称得起，是精的多，见的广，聪明过人呐。他准知道生铁佛会怎么对付，所以根本就没飞。出乎意料的，看大唐来到了近前，一三架，却来了个就地十八滚。往哪儿滚呢？两腿一踹树根，一掉头，噌！ 直奔生铁佛的脚底下就滚过去了，这就叫出奇制胜。这一手啊，生铁佛根本没防备，大铁堂再要戳武松戳不着了，被武松起来咔嚓两剑刀，齐刷刷削掉两只脚。生铁佛大叫一声，撞在了地，把个地皮砸了个大窝窝。武功岭杀了恶僧并妖道，二龙山去会鲁大哥，辞别了父老乡亲，上了路，前边又是乱子窝。